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六十七集，林崇玉不说话。这几个人并不是中山的，故而不明白，在中山，林青霄并不是籍籍无名。林崇玉的神色不太好看。 林青霄在中山外没有名声，自然是因为素怡芳的缘故。身世没曝光前，林青霄一直是个庶子，素怡芳怎么会允许庶脉压过自己的嫡出呢？然而事实证明，会出头的永远压不住。对面的人不知道想到什么，突然问：“对了，苏小姐，你是不是和林青霄还有亲缘关系？”在，苏隐月脸色一僵。 干巴巴点头，是。那平时怎么不见你们一起走啊？那个少爷饶有兴致说道：“听说林青霄和另一个女子洛寒形影不离，若是有空，你不妨把他们叫来，我们一起喝喝茶。”旁边有人补充道：“哎，还有邹继白，听说他们是一对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大家一起认识下，说不定以后能约着一起去探险。” 素隐月干笑着点头，低头后眼睛中一点笑意都没有。素隐月和林崇玉不想继续这个话题了，然而其他人的兴趣像是被点燃了一般，你一言我一语，根本岔都岔不开。哎，你们知道洛寒的底细吗？他一直戴着面纱，为什么他不肯露出真容啊？不知道，可能是因为长得丑。哎，怎么可能？ 他那双眼睛那么漂亮，有这么好看的眼睛，不会是丑人的。那可能是其他部分长得平平无奇，不如眼睛出彩，所以只露出眼睛。一群二世祖讨论了半天，拿不出统一的结论。素隐月在旁边听着，脸上的笑容都要维持不住了。他其实知道洛寒的真容，上次在碧云秘境，洛寒木离掉落，那时候。 他眼上蒙着白纱，只能看到脸上其他部分。苏隐月还想过，得是什么样的眼睛才压得住脸上其他部位的风采。这次洛涵换了面纱，苏隐月看到那双眼睛的第一眼都失去语言能力。怪不得，只有这样美丽的眼睛，才配得上那张脸，这才叫做相得益彰。苏隐夜一个女子看了都无话可说。 饭桌上话题还围绕着林清霄和洛寒，林崇玉突然站起身说：“我用完了，一会儿还有事，我就先走了，恕不奉陪。”表哥，素隐月从背后喊了一句，也赶紧起身追上去。他们两人走后，饭桌上其他人对视一眼，都挑眉笑了笑。仙界极大，仙人寿命又极长。 有些时候消息不灵通，可是有些时候又没有秘密可言。比如中山两个孩子被替换的事儿，多多少少他们都有所耳闻。林崇玉盛怒着走了很远，身后素隐月的声音一阵接着一阵，他暴走了好一会儿，才如中邪般停下来。林崇玉看着眼前工整庄严的天宫非洲 外面团团飘过的白云，渐渐意识到，这里不再是中山，很多事情都不一样了。古行星君和天宇星君毫不掩饰他们对林青霄的喜爱，就连其他人都会用惊叹、崇拜的口吻提起林青霄。在中山时，林显红偏爱他，素一方护着他，白灵鸾也一心为他。 林崇玉一直觉得自己被林青霄讨喜，因为所有人都喜欢他，所有人都在赞美他。现在林崇玉才发现，原来离开那个环境后，并不是这样的。林崇玉忽然觉得体内有一股难言的冲动横冲直撞，这种感觉并不陌生。林崇玉这些年时常会感受到这股冲动，仿佛血脉里有什么东西在不断的召唤他。 他修炼仙术总是觉得力不从心，因为他本来就不属于仙族。素隐月从善厅出来后，一路追着林崇玉跑，但是林崇玉走的太快了，才一眨眼他就找不到林崇玉了。素隐月一间间屋子慢慢找，终于在一条走廊看到了熟悉的身影。素隐月十分惊喜，大声唤道：“表哥！” 林崇玉依然背对着他站着，仿佛没听到一般。素隐月觉得奇怪，快步跑过去，触向林崇玉的时候，忽然涌过一阵心悸，那是本能的龙族对危险的预警。素隐月还没想明白怎么了，林崇玉已经转过身来，他的神色如常，甚至看着素隐月还笑了笑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 素隐月对上林重玉的眼睛，莫名的觉得诡异。他又仔细看了看，林重玉表情含笑，眼睛幽深，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。奇怪，他刚才为什么觉得自己看到了魔气呀？素隐月暗笑自己胡思乱想，竟然这样怀疑表兄。他换上亲昵之色，对林重玉撒娇道：“表哥。” 你刚刚为什么突然走那么快？我为了追你都差点绊倒。林崇玉和素隐月知道这是不可能的。素隐月好歹是应龙，就算再着急也不会在平地上摔倒。可是有些谎言在特定情境下便是情趣。林崇玉没有揭穿，而是配合的笑道：“ <laughs> 你要小心，摔倒了我该心疼了。” 自从上了非洲后，林崇玉对素隐月的态度越来越明确，语言也逐渐暧昧起来。放在往常，这些话根本不可能从他嘴里说出来。素隐月大概明白了什么，又装作不明白，依然做小女儿情态，和林崇玉撒娇。都怪你突然走了，都不等我。下次你再这样，我就不追你了。林崇玉正要说什么。 走廊外突然传来什么东西撞翻的声音，林崇玉神色一变，立即追出去，看到一个女子的身影飞速掠过，看身形像是云梦寒。林崇玉愣住了，非洲是天宫军用交通工具，为了安全，里面处处都是限制神识的阵法，他们现在基本只能依靠眼睛和听觉。 像以往那样神识一扑，就将方圆几里的动静都收入心中，在非洲上根本不可能。所以林崇玉并不知道云梦涵在这里，他甚至不知道刚才云梦涵听到了多少。林崇玉愣怔的功夫，素隐月也跟上来了。他意外的看到了云梦涵的背影。素隐月一回头，就看见林崇玉失神般盯着云梦涵离去的方向。 素隐月眼神骤然冷下去。他们所在的地方是个半开放的大厅，四面连接着走廊。寂静中，对面传来一个女子惊讶的声音：“云梦涵怎么了？你为什么跑得这么快？”云梦涵没料到在这里撞到了洛寒和林清霄两人。他今日实在静不下心修炼，趁着中午人少，偷偷溜回宿舍。 没料到，正好在外面听到了林崇玉和素隐月的对话，云梦涵心痛欲绝，失控跑开，结果不光惊动了林崇玉，还在走廊上撞到了林清霄。云梦涵脸一下子白了，他不知道自己难受是因为林崇玉变心，还是因为这副样子被林清霄看到了。云梦涵突然捂住脸，头也不回的跑开了。 洛寒惊讶地看着云梦寒的背影，问身边的林清霄。他怎么了？”“不知道。”林清霄不知道也不关心，和他无关的事情，他向来是懒得关注的。洛寒费解，他又走了两步，步入大厅后，顿时明白了，怪不得云梦寒失魂落魄成那样，原来是撞到了男主和表妹的奸情现场。果然是偏虐心虐身的掏心挖肾文。 这种虽然我娶了别人，但是我心里最爱你；或者虽然我和他进行身体交流，但是我脑子里面想的都是你之类的狗血桥段，还是发生了。林崇玉和苏隐月看到他们两人，也一齐陷入沉默。两拨人隔着半个大厅对望，空气极为诡异。洛寒心想：这个发展不太对啊，这种时候男主不应该冲上去追逐女主。 一边解释一边强吻吗？是我和林清霄来的太不巧，打扰了男女主发挥吗？洛寒咳了一声说：“嗯，你们继续，我俩只是路过。”洛寒说完，看着前方的路，略有些迟疑。林清霄就更不客气了，他直接对着林崇玉说：“麻烦让让，你挡住路了。” 林重玉和素隐月不知道是被震住了，还是没反应过来，当真往旁边挪了两步。林清霄和洛寒走过，林清霄目不斜视，低声和洛寒说话：“一会儿我要去古行星君那里学空间阵法，今日下午恐怕没时间回来。今日的训练还差一些，你先休息，等我晚上回来之后再一起去训练室。”洛寒点头：“好。” 林清霄是一个很有计划的人，而且洛寒是个脆弱的幼崽儿，必须保证每天四个时辰睡眠。在他的日程里，是从来不存在熬夜、加班等事儿的。需要靠熬时间取胜，在他看来，这是效率的极大失误。他们昨天练到那么晚，其实是因为林清霄今天下午有事儿，他要去学习空间阵法，实在腾不出时间。 所以只能提前把今日下午的分量练习完，昨天晚上练一部分，今夜再分担一部分，计划就追平了。洛涵说：“没那么赶，就算今天晚上补不完，推到明日也没什么。你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嘛。”这怎么能行？林青霄矢口否决：“岂能因为我的原因拖累队伍？”洛涵欲言又止，其实他的队友们。 还挺想被拖累的，然而林青霄实在太执着、太严谨了，计划好的事情一定要完成，一丁点马虎都不能有，导致洛寒和邹继白两人都不好意思划水，只能硬着头皮强上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